锵锵三人行啊，终于盼来一个美女嘉宾了。快把我的名字念一遍啊。 沈星，你 <laughs> 上次叫成又停，这最还叫做石真的，整集节目一半都叫别人的名字，我那天做的好难过。不是，爱你在心口难开，他是心心心里这是一种转移，这是一种一种转移转移。其实我对伟杰印象是最好的，你知道吗？整 <laughs> 天每一次坐在那边应是这样。对，没有啊，我整天都想你，你知道吗？你老不来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你一来吧，就卓儿今天下午啊，跟这个三个男。 男的录了一下午，好生让人气闷的。 <laughs> 所以最后一句就换我来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气氛明显不一样，是吧？就像现在的这个两会，对吧？没有美女，但也可以，是吧？不是，我也想会当首？为什么 <laughs> 今年两会没有名牌，或者是没有叫得出口的名？你天天报新闻都是两会的这个呃提案哈。对。你知道两会它有分这个各个界别的，对对对。我。 只对一个界别的话题感兴趣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文化界啊，因为你是文化人嘛。哦，这你答案是答对了，原因说错了。 <laughs> 原因说错了，为那你为什么对于他们文化艺术界的这个话题，我总是唯一关心的？ <laughs> 为什么呢？ <laughs> 因为呢，他这个我喜欢这个俊男靓女，不是也不是，我觉得啊，一个文化艺术界的这个话题啊，其实关联到一个国家的品位，嗯，对吗？ 文艺界，你就是一个国家的中国。现在为什么品位这么低啊？都是他们这个界别闹的。嗯，没错，都是他们的错。对对对对。那你举例举两个来听。举例，咱们可以看看照片嘛？ <laughs> 你看看，你看看这个，你瞧， <laughs> 冯冯小刚、宋丹丹，待会儿就要谈到他们。你看，他们都是很认真的开会，你知道吗？你这，你像莫言在这儿开签书会了，粉丝哎，是吧？宋祖英上不是在开会，对。 嗯成龙，这是在又在说威廉王子的事儿吗？ <laughs> 哎，你看你旁边这人认出是谁吗？ 姚明下面是谁呀？ <laughs> 不是什么下面，说姚明旁边是谁？姚明下面，他基本上扮演了姚明的下面谁都在扮演姚明下面，这个，这不是姚明下面，是曾志伟对。现在我知道我大概能够到姚明的这个乳头的位置， <laughs> 因为我知道我比曾志伟高多少。 <laughs> 所以你知道姚明，其实有些时候啊，我们老是强调。 道德情操，对，不要太夸大道德的作用。比方说，为什么姚明？ 他老想当个好人呢，嗯，他老要表现的很好呢，嗯，因为他实在不能干坏事儿， <laughs> 对，就是身高，他想干他没干不出来，你说他能去哪儿？上夜总会转一圈还 <laughs> 躲起来， <laughs> 对他不能干坏事儿，只能当好人，对啊，我记得有一个那个就两会有一天全部都是他，大家都在开他玩笑，他去年是第一次当委员嘛，然后就非常认真，很认真的看前方，第二年。 人家说他学聪明了，因为在开会的时候看手机，然后大家就说姚明成熟了。 <laughs> 因为因为看前方是表示不是一个成熟有经验的委员。不是就是新人嘛，新人总是比较紧张。没错，我要像他长这么高呢，我也不敢轻易的接近领导。啊。 你加坡干吗？不是，你会让领导，你也知道人家领导高兴。领导怎么能仰视你？但 <laughs> 他也不能蹲下来跟领导说话 <laughs> 特别像站远点，跟 <laughs> 爸爸跟孩子说话似的，对吧？显得领导任何决策都不太英明了。哎，我要说的是什么？就刚才咱们看到了这个冯小刚，冯小刚。哎，哎，文道，你看。 你们做学问的哈，都讲究这个，不要人云亦云。嗯。但是实际上呢，“人云亦云”这个成语啊，都说是个贬义词。不是，不是。但是在我脑子里啊，它是个褒义词。因为你看，咱们干这行的都是搞这个说话工作的，是吧？按说呢，你要我年轻的时候哈，我曾经追求过，就说要说自己的话，不要重复别人的话，对吧？什么？可是后来我这些年越来越发现呢。 什么话都有人比我说的好，所以后来我就想啊，哎，我就要当个人云亦云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哎，把一些我发现很多好的这个说法啊，其实都是我的意思，但别人说的比我好，所以呢，我不如当一个推广者。 您这其实是政治觉悟提高了，现在知道人民的喉舌是什么。你真了解我。你好，适合去台湾选举， <laughs> 你知道吗？如果有这样的话，你就是民众喜欢什么你就说什么。没错，而而且这不不是我说的，还没有危险，你知道吗？民都是他说的，你看， <laughs> 所以我就要讲，就冯小刚有一番话，感觉呢像是我说的，但是呢我其实是他说的， <laughs> 其实是他说的。我看啊，冯小刚，冯小刚说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什么呢？ 他说呀，这个巩汉林委员谈到了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什么？巩汉林委员谈到了人大监督政府的事情。哦哦，说是这个这个人大监督政府，然后呢，让大导演冯小刚坐不住了。冯小刚说，今天李总理的报告当中，他听明白了。他说呀。 这个今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两百项以上，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，取消或者简化前置性审批。对，就是之前的这个审批。他说这话是说给谁听的？这是说给电影局和那些电影电视剧审查者听的。 <laughs> 这就开始了。他说这个中国没有一部电影审查法。 电影的生死大权就捏在审查者手里，难道这些审查者的爱国热情、政治判断力和艺术水平比我们这些导演高吗？总不见得。事实上，大家都在等某一位领导说一句话。领导说行，那大家都会跟着说行。然后呢，他就这个这个说呀，说这个我们导演面临着两座大山，一座是审查大山，另一座是舆论。 大山，比如说拍《唐山大地震》和《一九四二》，哈，审查官前后简简补补通过了，但是舆论官通不过，批评我是揭民族伤疤、赚民族苦难钱。所以我们做导演的，一方面要绞尽脑汁应付审查，另一方面要讨好舆论，累死人。我最近看了一本小说，叫《我不是潘金莲》，就是刘震云的小说。他说，我想把它拍成电影，审查部门说有点敏感。敏感是好还是坏？ 你注意他说这句话，嗯，其实作为艺术家最需要的素质，我在这儿说啊，其实作为艺术家和节目主持人最需要的素质就是敏感，嗯，所以你看咱们这个审查是反敏感的，对，哎，这是冯小刚的一番高论，所以反敏感呢，我们也就不可能出一些，不能说不可能，中国人我觉得已经挺了不起了这几年。 就在这么多的重重关卡底下，还能有点好东西出，那就很很光荣了。我觉得夹缝中求生真的是夹缝中出来的东西都还能见得了人的话，那我就觉得了。中国艺术家了不起。对，因为我们这些关口啊，坦白讲，冯小刚讲这个，其实我们全部人都有体会。他说的这种事前审查，比如说审查呃电影、审查电视、审查出版、审查所有的这种文化领域的东西。 他这个审查呢，不是说不让你审，问题是在于你审你怎么个审法，有没有一定的规则？比如说，对讲了很多年要不要立法这种事儿，但是其实你后来就明白，他很难立法，因为一立法呢，就等于他的权利也被捆绑，他的权利被捆绑，他就干事不方便。那当然，现在我们都听说过李克强就讲过嘛，就是说这个权力要关进鸟笼。 我觉得这种权利真的很应该关进鸟笼，要不然你莫名其妙。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我有一个朋友，我很尊敬的一位台湾小说家，台湾人都不知道他是谁的，叫武赫。为什么不知道他是谁呢？他是非常冷门、先锋、前卫的小说家。嗯。他最有名的一部小说呢，他有名在什么地方呢？全书三四百页，没有标点符号。好。哦。你想象怎么样 <laughs> 读是吧？所以他的书呢，很冷门。 但是行内人就学术界都很喜欢，那是那跟中国古典的书都一样，对对对对。 <laughs> 台湾只能够卖两千多本就很了不起了。嗯，好，这本书要引进大陆，这个书你说在大陆能有影响吗？恐怕也很难。对，结果后来呢，居然通不过审查。那通过审查什么理由吗？就说它敏感，敏感在什么地方？找来找去找半天，原来是因为它里面触及到台湾当年的原住民，就日治时代原住民的那些矛盾，很多很多这种问题。 那但是问题是那个是多久以前的事？就塞德克巴莱都比他张扬几十倍、几百倍，但就因为这样说，这涉及到少数民族同胞的感情。就我们这审查当局害怕这本全书三百多页没有标点符号的小说、先锋小说触犯到了台湾原住民同胞的感情。嗯，这这这这有，但是问题是我想说的是什么？同样的题材。嗯。 更大胆的东西，说不定过两年又行了。那为什么又行了呢？你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伟杰，你在凤凰卫视工作多年，因为我们也是面对大陆观众的，那你这个台湾人，你有没有学懂“敏感”这个词儿？有，我记得我第一次来这边当记者的时候就遇过，就比如说。 就公平原则好了，就比如说，如果有十个关出来，你给 A 关，比如说五秒钟的镜头，你给 B 关也要有五秒钟的镜头。如果你没有被 B 关发现，B 关就会就会有点难过，说我也今天也有出席。所以说在中间的时候，但其实，在台湾的，特别是政治话题，我们在台湾的时候，呢，政治人物的画面，除非他是政治新闻，不然他的版面是特别小的。比如说政治人物出来，我们就闪两秒，谁谁谁说，然后接下来就是骂他的话。那这边刚好是反过来的，就是官员的。 讲的话是不是就就拉得很长？所以刚开始你就会想说，哦，下次就知道了。那我问你，台湾的新闻自由是真的吗？是这毫无顾忌，什么都可以报道吗？ 我觉得也没有到毫无顾忌了，没有说敏感，有有有也是有。有台湾什么敏感？台湾的敏感跟就是这边敏感不一样。台湾是比如说你的广告商很敏感， <laughs> 比如说我今天你不要得罪广告对，不要得到广告，因为广告商会就立刻打下来，你可能这个广节目广告就撤了，而且是马上撤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敏感，所以就不那你们的敏感也是我们的敏感，你们的不敏感， <laughs> 你们的不敏感也是我们的敏感。对我们其实双重敏感，对，我们的名字就叫敏感，对，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。 广告之后见，而且这次这个看冯小刚跟这个宋丹丹哈还发生这个争论，哎，这也是一个文化艺术界的这个问题，涉及到这个什么呢？什么问题啊？收视率的问题。你知道最近聊起收视率，我觉得挺有意思，感觉好像冯小刚啊掌握点什么情况。嗯，首先呢是说，就是说这个这个，他就突然冒出来说啊，说这个索福瑞。 在中国的收视率都是这个央视索福瑞，他的意思是索福瑞的这个收视率啊有水分，不准确。 然后人家说什么外国外那个尼尔森原本是跟索福瑞啊合作的，到后来说尼尔森都不带这个索福瑞玩了，就是因为人家怕 <laughs> 把名声给搞坏了。坏了。当然，这个索福瑞方面也出来这个澄清，说有没有哎，这都有公安部门介入啊。说关于数据，我就发现他们这一说把把底露出来了。 <laughs> 说关于数据被污染的事情，公安部门介入之后。 得出的结论说不是我们索福瑞的责任，谁的责任呢？说谁得利益就去想谁。然后这个负责人就说了，他就说这个这个怎么说呢？就说现在这有些人呢，就像做生意，你们俩人互相不满意，你们抱怨这个卖秤的， <laughs> 就是等于说他这个。还有一个就是宋丹丹，嗯，说现在的电视节目还有些相亲节目是吧？就说价值观。 他那意思就是说，不应该要没有价值观的收视率，就一味的追求收视率。嗯，这时候冯小刚又出来跟他顶牛。冯小刚就是说，我觉得不是这样说，收视率只要是真实的，那就应是人民群众要相信人民群众是有智慧的，人民群众都爱看一个什么东西。嗯，他那意思要尊重，肯定就是有它的真实性，有它的道理。嗯，我觉得冯小刚说的两段话里面，前半段我完全同意，就现在电视收视率。 那如果有问题，比如说像你刚才讲的，是有水分的话，因为中国有太多这种调查都是有水分，我们都知道。但是问题是说，当他说第二点，就是说到底这种事情应不应该干预？比如说电视台节目，我从来都反对干预。呃，但是我仍然觉得有点保留的地方是什么？就是说，有些价值观不好的节目，今天讲，呃，在电视上很受欢迎、很流行，呃，这样的一个讲法，我觉得。 一方面对，一方面错。对的地方就是说，你你的确有些价值观不太好的节目，大家很受欢迎。那公家部门好像该做点什么事儿，我同意。只不过该怎么做那方面，我就不同意了。现在的宋丹丹他们讲这套，其实就我们原来那套办法，就是说广电局发个指令说，哎，少一点穿越剧。嗯。啊，这这大家都搞什么？就不要搞这个了。对。啊，这个多弄点什么？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不应该这么管。 他要再怎么管呢？比如说，我就常讲央视，央视到底是干嘛的呢？你如果是个公营广播机构，你要承担公营广播机构的责任。公营广播机构的责任是什么呢？就除了当然不是不完全不能牟利，BBC 也牟利的，嗯，而是在牟利之外，你要弥补市场的缺失。 所以弥补市场的缺失， <laughs> 现在先得弥补收视率的缺失。 <laughs> 你知道一下， <laughs> 央视压力多大呀？这地方台还是要赚钱。这个收视一起来，你没见央视现在锐意改革，都奔着收视率去啊？他首先得提高收视率。我觉得这恰恰是错的。嗯。呃，公营广播机构不应该只为收视率。试问，要不然你凭什么当公营广播机构？公营广播机构该做什么？就因为市场有一些东西，比如说你觉得市场价值观不好。 或者说市场有些东西，它会排除掉一些事儿。比如说，你如果全靠市场的话，可能非常有用的实事节目，非常有价值的文化艺术，在市场上是很难生存的。公营广播机构要承担这样的责任，去在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环境底底下支撑一些。 不能单靠市场而存在，但是有价值的事情。嗯，我对收视率的话，其实因为在台湾，我们也是非常非常重收视率。但是我就对于收视率收集的方法非常的不认同。比如说你刚刚提到 A C Nielsen，他在台湾，比如说他可能在几千个家庭里面装机，然后他就看你点，就你开电视在算你的这个开机的率，然后来评算你每一分钟到多少多少的比例你开的来看。但是我觉得现在呢，这样子其实还是少数人。如果说真的要真的很公平，说到底谁看了什么，应该像那个大数据。 Big data 一样，就是所有的人。如果说，比如说我们透过网络就可以来计算，我应该是计算所有的人怎么去分配，而不是某一部分的人来。对，不是电视机。特别是现在，特别是现在大家在用真的电视，对对对，它等于是一个抽样。那如果说你可以，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如果是可以全部都取样的话，我们就不需要抽一个这么小的范围了。哎，你个台湾人哈，你看大陆的电视，哎，你现在觉得过去我们都觉得台湾好看嘛，都跟台湾学嘛，但是现在你觉得大陆的电视节目好看还是台湾的好看？ 我觉得看看题材哎，我觉得看题材有些，比如说有些看内地的节目的话，比如说我最近看那个就跟大脑类有关的节目，候，最强，对对，大脑，我就会觉得说，哦，其实这样子的话，再放在台湾，我会从。 比如说这个这个节目在台湾可能做不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第一，它没有那个就是人没那么多嘛，你们好歹有十三亿人给我们，主要是钱没那么多， <laughs> 而且钱也没这么多，钱没那么多。但但换个角度讲，你如果是在看，比如说一些比如说小品类或者是比较，我觉得比较人性或是比较故事性，在小品在小品个人的一些小的话，我会觉得有时候台湾的一些纪录片，特别是比如说你刚刚说公营机构，比如说像公视有台湾公司做某一些的纪录片，你对就非常的好看，那它的那个细致程度不是大。 制作，而是说你真的静下心来去看，所以我觉得要看节目了。但是你文导，你刚才说的有一个根基本的问题，你老讲中央电视台是公营机构，中国上空没有什么合法的电视台不是公营机构， <laughs> 任何一个省的卫视都是他那个省的小中央电视台，你那么你那都是这个公的，所以这又是回到一个我们常常讲的中国现在到底是个什么制度？ <laughs> 你一方面都说是公的。 但另一方面，他们又都是母的， <laughs> 对不对？他们一方面到底他们是市场化呢，还是公家机构呢？公家机构是要有公家机构的责任的，所以这是全世界都一样有我们一套伦理要求。对，我们现在就是现在困难。为什么中国我们那么多做这一行的人觉得难办的地方就在这？因为我们是公家机构，所以广电局他有权利管理你们都该怎么做怎么做。对啊，但是另一方面。 我们的盈亏、我们的收入，他就不管的。嗯，对。OK，那怎么办？你说， <laughs> 那那那那个就把你又掉。这个我们要市场化。 <laughs> 那那你到底是怎么样呢？今天中国的问题就在于很多东西你搞不清，它到底是市场还是不是市场？它市场到什么程度？不市场到什么程度？都摸混，就完全是浑水一片嘛。 我、那我们可以走那个，就是国家的经济政策上面有一个要这个混合制，不是说这个国营对。那我们现在就要也要它混合制，比如说在某一项的呃节电视节目的时候，它应该规定说，比如说这个是有盈利措施的时候，它是可以开放投资；比如说需要保护，比如说一些文文化类或是没有的，它是用公营的资金来的。如果是这样分开计算，会不会好一点？但是你如果真的要混合的话，你要怎么来算比例？你权力到哪里？你管到哪里？你比如说现现在这个情况。 你让大家所有的电视台都往市场化方向走，说自己谋出路，自己找利润，那所以全国都做选秀节目，都做多了，你又说这不宜过度炒作，这个有伤风害俗，如何如何？好，那人家是这么能赚钱，你又说不行了？哎，其实你是不是管人家花红呢？你是不是给人家发钱呢？我觉得这么管理也挺好的， <laughs> 他自成一他的一套办法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好，就说说在黄黄成子的压力下看完了《来自星星的你》，怎么样？喜欢看吗？我我对这我第一，我觉得这个姐弟恋的恋情还有跟外星人，跟我有点距离，有点远。哦。所以我整场的结论就是，每一次看完很想要去吃炸鸡跟啤酒而已。 <laughs> 而且我为此为此呢，我还真的把香港所有的炸鸡啤酒都吃过了。啊，真的。对。那说明你看的真认真呐。 不，我就爱吃。其实我后来发现哦，能够勾起我觉得这个剧很好看，其中东西要好吃，对， <laughs> 东西要好吃。那你现在觉得什么剧好看？你爱看的电视剧是什么剧？ 我这这两年有吗？这两年哦，其实我最近看到有一个剧，我觉得还蛮特别。它是利用这个公众媒体去决定它的 ending 的，也是那个水果的那个某一个剧。它是用，比如说观众可以来投票，会去做什么什么之类。哦，因为我一直觉得说，你如果真的要做卖钱的剧，你势必是要。 你势必是要让观众喜欢，那那个观众的投入程度非常的重要。那我觉得这个剧就还蛮聪明的，它就是结合，就是我们不是每次看结局就会打电话去跟编剧，就是看完就会打电话，妈，你怎么可以让他活这么久？你可以让他死这么早之类的嘛？他就利用这个特点，就用手机，然后他再根据民众投票来选。哎，韩国就有这么玩的，他的电他电视剧为什么好好好多人看？他也有这么一个做法。但是文道，我就说刚才你说的这种啊，这个中国的管理啊，最终也就。 给他管理出这么一种管理，你好比就是说啊，是你市场化，该挣挣你钱挣你钱，但是呢，我广电总局我就得管着你，你如果呢做什么节目做太过分了，我就啐你，对吧？但是你你没你做好了，我表扬你啊，对吧？那我就扮演这么一个判官，哎，那么你你尽管挣你的钱，但是你在我的这个呃分分钟的这种。 管理之下，但是这种管理有时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呢？就像一帮蝗虫，你知道吗？ <laughs> 一看现在啊，如选秀节目好像说可以，比如说唱歌节目行，能赚钱，广电总局暂时还没喊停，哗都去了。然后广电总局一看，哎，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啊，收，赶快！你看，一年一年，现在流行什么呢？喜剧节目，今年又开始全搞。 都搞笑啊！对，明年又说不能笑这么多，我们要有时候也对，有时候也。接下来为您播出《文明喜事录》，前几年那正在嘛。